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到了黄昏的时候，许玉兰回来了。 他一进门就问许三观：“一乐回来了没有？”“没有啊，我一直在这儿躺着，我的眼睛也一直看着这扇门。我呀，只看见二乐和三乐进来出去， <laughs> 没看到一乐回来呀。”许玉兰听了以后，眼泪掉了出来。他对许三观说。 我一路往西走，一路问别人，他们都说看到伊乐走过去了。我出了门再问别人，就没有人看到过伊乐了。我在城外走了一阵儿，就看不到别人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听，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。说着。 徐玉兰一转身，又出门去找一乐了。徐玉兰这次走后，许三观在家里是坐不住了，他站到了门外，看着天色黑下来，心想：一乐这时候还不回家，就怕是出事儿了。这么一想，许三观心里也急上了，看着黑夜是越来越浓。 许三观就对二乐和三乐说：“哎，你们呢就在家里待着，谁也不准出去。一乐回来了，你们就告诉他，我和他妈都去找他了。”说完，许三观就把门关上，然后向西走去。走了没有几步路，他听到旁边有人在哭泣，低头一看，就看到了一乐。 一乐坐在邻居家凹进去的门旁，脖子一抽一抽的看着许三观。许三观急忙蹲了下去：“一乐，哎，你是不是一乐呀？”许三观看清了这孩子就是一乐以后，就骂了起来：“哎他妈的，你把你妈急了个半死，把我吓了个半死，你倒好，就坐在邻居家的门口。” 爹，我饿了，我饿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活该，你饿死都是活该，谁让你走的啊？还说什么不回来了？于洛抬起手擦了擦眼泪，本来我是不想回来了。 你不把我当亲儿子，我去找何小勇。何小勇也不把我当亲儿子。我就想，不回来了。许三观打断了他的话：“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？你现在就走啊！现在走还来得及。你要是永远不回来了，我才高兴呢。”一洛听了这话，哭的是更伤心了。 我饿了，我困了，我想吃东西，我想睡觉，我想你。就是再不把我当亲儿子，你也比何小勇疼我，我就回来了。于洛说着，伸手扶着墙站了起来，又扶着墙要往西走。你给我站住！ 你这小崽子，还真要走啊！一乐站住了脚，歪着肩膀，低着头，哭的身体一抖一抖的。许三观在他身前蹲下来，对他说：“快，爬到我背上来。”一乐爬到了许三观的背上，许三观背着他往东走去，先是走过了自己的家门。 然后走进了一条巷子，走完了巷子就走到了大街上，也就是走在那条穿过小城的河流旁。许三观嘴里不停的骂着一乐：“呵，你这个小崽子，小王八蛋，小混蛋！我总有一天呐，要被你活活的气死！你他妈的想走就走啊！还见人就说，全城的人都以为我欺负你了。” 都以为我这个后爹，我天天揍你，我天天骂你。哎，我养了你十一年呐，啊，到头来我才是个后爹。那个何小勇王八蛋，一分钱都没出，反倒是你的亲爹。哼，谁倒霉，也不如我倒霉。哎，下辈子我死也不做你的爹了，下辈子你做我的后爹吧。哼。 你等着吧，到了下辈子，我要把你折腾的死去活来。一乐看到了胜利饭店明亮的灯光，他小心翼翼的问许三观：“爹，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吃面条？”许三观不再骂一乐了，他突然温和的说道：“是啊。” 两年以后的某一天，何小勇走在街上的时候，被一辆从上海来的卡车撞到了一户人家的门上，把那扇关着的门都撞开了。然后，何小勇就躺在了这户人家的地上。何小勇被卡车撞倒的消息传到许三观那儿，许三观高兴了一天。 在夏天的这个傍晚，许三观光着膀子，穿着短裤，从邻居的家中进进出出。他见了人就说：“这叫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啊！呃，做了坏事不肯承认，那以为别人就不知道了啊？这老天爷的眼睛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！” 哈哈哈！这老天爷要想罚你了，别说是被车撞，就是好端端的走在屋檐下面，那瓦片呢都会飞下来砸你的脑袋。嘿嘿，就是好端端的走在桥上啊，这桥啊也会塌到河里去。 <laughs> 你们再来看看我啊，这身强力壮，脸色红润啊。哈哈。虽然这日子过得穷，过得苦啊，可是我身体好啊啊！ 啊，这身体就是本钱呐！啊， <laughs> 这可是老天爷奖我的呀！啊， <laughs> 说着，许三观还使了使劲儿，让邻居们看看他胳膊上的肌肉和腿上的肌肉，然后他又说：“嘿嘿，说起来呀，我做了十三年的乌龟了。嗯，可你们看看一乐啊，哎呀，对我有多亲呐，比二乐、三乐还亲呐！” 平日里呀，有什么好吃的，总要问我爹，你吃不吃啊？哈哈，二乐和三乐这两个小崽子有好吃的，从来不问我啊。这一乐对我好啊啊，为什么呀？啊，这也是老天爷讲我的。许三观最后总结着说：“所以呀，啊，做人呐。” 要多行善事，不行恶事啊！啊，做了恶事的话，若不马上改正过来啊，那就要像这何小勇一样遭老天爷的罚呀！ <laughs> 啊，这老天爷罚起人类，可是一点都不留情面呐！啊，都是把人往死里罚呀！ 那个贺小勇啊，这会儿躺在医院里面，还不知道死活呢。啊，经常做善事的人，就像我一样，老天爷时时惦记着要奖励我些什么。哎，别的就不说了，哎，就说我卖血，你们也都知道我许三观卖血的事儿。这城里的人都觉得卖血是丢脸的事儿，其实啊。 在我爷爷他们村里，谁卖血，他们就说谁的身体好。 <laughs> 哈哈，哎，你们看我卖了血，这身体弱了吗？ <laughs> 没有啊。这为什么呢？哎，老天爷讲我的，我就是天天的卖血，哎，我也死不了啊。我身上的血呀，哈哈，就是一棵摇钱树。这棵摇钱树。 哈哈，那就是老天爷给我的。许玉兰听到何小勇被车撞了以后，他没有像许三观那样高兴，他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该去炸油条了，他就去炸油条；该回家做饭了，他就回家做饭；该给许三观、给一乐。 二乐、三乐洗衣服了，他就端着木盆到河边去。他知道何小勇倒霉了，只是睁圆了眼睛，半张着嘴，吃惊了一些时候，连笑都没有笑一下。许三观对他很不满意，许玉兰就说：“何小勇被车撞了，我们得到了什么呢？啊，如果……” 他被车撞了，我们家里掉进了一块金子，我们高兴还有个道理。家里呀，什么都没有多出来，这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徐玉兰看着许三观光着膀子，笑呵呵的在邻居家是进进出出，嘴边挂着“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”那些话，倒是心里不满意。他对许三观说。 你想说几句，就说他几句啊！别一说上就没完没了的。昨天说了，今天又说；今天说了，明天还说。这何小勇再坏，再没有良心，也是一个躺在医院里不死不活的人了。你还整天这么去说他，你呀，小心老天爷要罚你了。 曲兰最后这句话让许三观是吸了一口凉气，他心想：“这也是的，他整天这么幸灾乐祸的，老天爷说不定还真会罚他呢。”于是许三观收敛起来，从这一天起就不再往邻居家进进出出的了。何小勇在医院里。 躺了七天，前面三天都是昏迷不醒，第四天眼睛睁开来看了看，随后又闭上，接着又是三天的昏迷。他被卡车撞断了右腿和左胳膊，医生说，问题是他的内出血一下子没有办法止住。何小勇的血压在水银柱子里上上下下。 每天上午输了血以后，血压就上去；到了晚上出血一多，这血压又下来了。何小勇的几个朋友互相间说：“何小勇的血压每天都在爬楼梯呀，早晨上去，晚上下来，爬那么三天四天的还行，天天这样爬上爬下的，嘿嘿，就怕是有一天爬不动了。” 他们就对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我们看这医生啊，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了。他们每天在何小勇的病床前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，讨论这个，讨论那个。讨论完了，何小勇还是鼻子里插着一根氧气管，手臂上吊着输液瓶。哎，今天用的药啊，七天前就在用了，也没看到医生给什么新药啊。”我说。 你呀，还是去找找城西的陈先生吧。城西的陈先生是一个老中医，也是一个占卦算命的先生。陈先生对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我已经给你开了处方了，我用的都是最重的药啊，这些药再重。” 也只能治身体，治不了何小勇的魂儿啊！他的魂儿要飞走，是什么药都拉不住的。人的魂儿要飞呀，先是从自己家的烟囱里出去。你呀，就让你的儿子上屋顶去啊，这屁股坐在烟囱上，对着西天喊：“爹！” 你别走，爹，你回来啊！不用喊别的，就喊这两句啊，要连着喊上半个时辰。何小勇的魂听到了儿子的喊叫，飞走了也会飞回来啊。呃，还没有飞走的话呀，他就不会飞了，就会留下来了。 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何小勇没有儿子，只有两个女儿。哦，这女儿是别人家的，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呀！啊，这女儿上了屋顶，喊得再响，传得再远，那做爹的魂儿啊，也听不到啊。” 何小勇没有儿子，我没有给何小勇生儿子，我只给他生了两个女儿。不知道是我前世造孽了，还是何小勇前世造孽了。我们没有儿子，何小勇没有儿子，他的命是不是就保不住了？何小勇的朋友们说：“哎。” 谁说何小勇没有儿子？这许三观家的一乐，那是谁的儿子呀？于是，何小勇的女人就来到了许三观的家里。这个很瘦的女人见了许玉兰，就是哭。先是站在门口，拿着一块手绢擦着通红的眼睛，随后就坐在了门槛上，呜呜的哭出了声音。 当时，许玉兰一个人在家里，她看到何小勇的女人来到门口，心想：“她来干什么呀？”过了一会儿，看到这个瘦女人在门槛上坐下了，还哭出了声音。许玉兰就说话了：“哎，是谁家的女人呢？这么没脸没皮，不在自己家里哭，坐到人家门槛上来哭，哭的就跟母猫叫春似的。” 听了这话，何小勇的女人不哭了。她对许玉兰说：“我命苦啊！我男人何小勇好端端的走在街上，不招谁也不惹谁，还是让车给撞了，在医院里躺了七天，就昏迷了七天。医院里的医生是没办法救他了。” 他们说，只有城西的陈先生能救他。城西的陈先生说，只有一乐能救他。我只好来求你了。徐玉兰接过他的话说：“啊，我的命真好啊！我男人许三观这辈子没有进过医院。” 都四十来岁的人了，还不知道躺在病床上是什么滋味呢。嘿，他力气那个大哟，一百斤的米扛起来就走，从米店到我们家有两里路，中间都没有歇一下啊。这一下，何小勇的女人呜呜的又哭上了， <laughs> 我命苦啊！ 何小勇躺在医院里面，都快要死了。医生救不了他，城西的陈先生也救不了他，只有一乐能救他。一乐要是上了我家屋顶去喊魂儿，还能把何小勇的魂儿给喊回来。一乐要是不去喊魂儿啊，何小勇就死定了。 我就要做寡妇喽！哎，我的命好啊！他们都说许三观是长寿的相，说许三观天庭饱满，我家许三观手掌上的那条生命线呐，又长又粗，就是活到八九十岁，阎王爷想叫他去，还叫不动呢。 我的命也长啊，不过再长，也没有许三观长啊。我是怎么都会死在他前面的，他给我送终啊。做女人最怕什么呀？还不是怕做寡妇吗？做了寡妇以后，那日子怎么过呀？家里挣的钱少了不说，孩子们没了爹，欺负他们的人就多，还有。 下雨天打雷的时候，心里害怕，都找不到一个肩膀可以靠上去呀。何小勇的女人是越哭越伤心呐，她对许玉兰就说了：“我命苦啊，求你开开恩吧，让一乐去把何小勇的魂儿喊回来。” 求你看在一乐的份上，怎么说何小勇也是一乐的亲爹呀？许玉兰笑嘻嘻的说：“哎，这话你要是早说呀，我就让一乐跟你走了。现在你才说何小勇是一乐的亲爹，已经晚了。我男人许三观不会答应的。” 想当初我到你们家里去，你骂我，何小勇还打我。那时候你们两口子可神气呢，没想到你们会有今天。唉，许三观说的对呀，你们家是恶有恶报，我们家是善有善报啊。哎，你看看我们家的日子，越过越好啊。 你再看看我身上的衬衣，哎，这可是棉绸的衬衣呀，哎，一个月以前才做的。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我们是恶有恶报，当初为了几个钱，我们不肯认一乐，是我们错。何小勇造了孽，我跟着他也受了不少罪，这些都不说了，求你看在我可怜上。” 让一乐去救救何小勇，我也恨他，可怎么说，他也是我的男人呢？我的眼睛都哭肿了，都哭疼了。何小勇要是死了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呢？以后怎么办？以后，你就做寡妇了。后来。 许玉兰对许三观说：“哎，何小勇的女人来过了，两只眼睛哭得和电灯泡一样。啊，他来干什么呀？他本来人就瘦，何小勇一出事儿啊，就更瘦了。哎呀，就像是一根竹竿都可以架起来晾衣服了。快说。” 他来干什么呀？他的头发有好几天没有梳理了，衣服上的纽扣也掉了两个，两只鞋是一只干净，一只全是泥，不知道他在哪个泥坑里踩过呢？我在问你，他来干什么呀？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